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二战番外篇的节目。啊，二战呢，既然是一场战争，那么唱主角的呢，肯定是军队。所以呢，咱们接下来用三期节目讲一讲二战期间世界各国陆海空三军的发展。第一个，咱们首先先来说陆军。二战之中啊，各国陆军的发展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用运动战代替了一战的堑壕战。 之前在特辑节目里面，咱们就讲过，说一战跟以前的战争都不一样，杀人的效率呢大大提高了啊，机关枪、大炮、铁丝网，这个堑壕战三件套，让战场成了不折不扣的屠宰场，也就让一战呢打的一点儿就，怎么说就没劲，因为打仗这个事儿啊，就得有矛有盾，有来有回，才能打出这个精彩的战役啊，才能有名将发挥的空间。 啊，而一战的陆战呢，从一开始就打成了这个僵持战，这个堑壕战三件套啊，让防御一方有了巨大的优势，是吧？谁进攻谁就完蛋。所以一战那个后期，英法德这三国的陆军士气都是濒临崩溃啊，因为普通士兵到了战场上完全看不到希望，将领们也一样啊，想要建功立业不可能的，那不能够。 没法进攻，你怎么取得胜利？那只能耗着。所以呢，所有人都绞尽了脑汁去解决，怎么才能突破这三件套，让战争重新运动起来？当然了，结果咱们知道，就是发明个坦克啊。咱们前面讲这个闪击战，讲虎式坦克的特辑节目里边，把德国的坦克和装甲部队的发展也大致说了说。二战初期啊，世界各国陆军。 基本上都是在看德国人表演这么一个状态，所有陈腐的陆战观念，在以坦克为核心的闪击战面前，全部土崩瓦解啊！其实这个闪击战制胜的法宝就是集中使用坦克啊，用装甲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啊，只要在敌人的防线上凿出一个洞来啊就行了，然后就直接冲向敌人后方啊。 这种理念领先了其他国家一个段位。不过呢，咱们得知道一点，这个坦克不是万能的，那需要其他兵种配合使用。所以，这个德国装甲兵的创始人古德里安大将有一句名言啊，说只有当跟坦克配合的步兵、炮兵、工兵都跟坦克有一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这个时候坦克。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啊！这句话呢，就成了这个建设装甲部队的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按照这个古德里安的设想啊，坦克必须要高度集中使用啊，组成装甲师。一个装甲师下辖两个装甲团，每团两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呢，三个轻型坦克连装备三号坦克，一个中型坦克连装备四号坦克，每个连装备坦克二十一辆，这样。 一个装甲师就一共有三百三十六辆坦克，再配上各种辅助兵种，战斗力巨强悍。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啊，坦克既不够多也不够好，所以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呢，这个三号坦克一共只生产了九十八辆，四号坦克呢是二百一十一辆，只好把每个装甲营从四个连减为三个连，啊，两个轻型坦克连和一个中型坦克连。 那三四号坦克不够，就只好拿这个一二号坦克来凑，就这样勉强拼凑出了六个装甲师和四个轻装甲师。轻装甲师的装备就更参差不齐了，是吧？有的呢，甚至一个师只有两个坦克营。隆美尔那个时候不就是第七装甲师师长吗？是吧？他这个第七装甲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轻装甲师。进攻苏联之前，这个小胡子希特勒又有新主意啊，说我们装甲师要扩充一倍。 啊，有人跟他说说元首，咱没那么多坦克啊。元首说没事啊，我有一个主意，咱不是每个装甲师有两个坦克团吗？拿出一个来，以他为核心组建一个师，这不就行了吗？于是这么一来，德国装甲师的数量凭空从十个增加到了二十一个，但是每个师的坦克就只有一百五到二百辆啊。希特勒这么干啊，就是他他有病啊，他药不能停，他这个人特别痴迷于纸面上数字的增长。 你看，我十个装甲师变成二十一个了，你怕不怕？但是这么一来，德国装甲师一个师的战斗力实际上是不升反降，而且坦克在使用上实际上就更分散。古德里安这些人是强烈反对的，可惜没用啊！你不是元首啊！这个问题对德军的伤害其实非常大啊！ 不过呢，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刚才咱们说的，德国人真正制胜的法宝是在使用坦克的思路上，已经不再领先了。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坦克怎么用了啊，苏联人也知道要集中，所以从这个最根本的认识上来说，大家又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德国人再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轻松吊打他人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双方都集中使用坦克。 都以闪电战为指导思想，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啊？苏联人就在战争当中总结自己的理论。首先是怎么防御啊？你要防御闪击战，第一点，防线不能太集中，必须分散在一个纵深里，就是防线要拉宽啊，最好能有几道防线。 是吧？互相隔开一定的距离，一道防线被突破，还有下一道。针对多兵种配合的装甲部队，防线最好也是混合布置，有防坦克的，有防步兵的，重重叠叠，最大限度的放慢装甲部队的前进脚步。另外，你要防装甲部队。 最重要要改变老观念，不能再墨守阵地战的思路啊，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动不动就不许后退一步啊，而是要弹性防御，哪儿被攻击了，能打就打，打不了快跑，避免被包围啊，然后在后方布置装甲部队，判断对方主攻方向以后，再找机会进行反击，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思路。不过呢。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咱今天说说的喷啪喷啪喷啪都是站在上帝视角上看啊。苏德战争初期，苏联人可是没少交学费。到了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苏联人已经把怎么防御装甲部队玩的非常溜索，所以任凭你德国人虎豹成群，加上犀牛大象，你也很难再打出以前那种胜仗。库尔斯克之后。 苏联人转入反攻，就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对方不再是小白了啊，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那么这个进攻战怎么打？苏联人给出的答案叫做“大纵深突击理论”。啊，其实啊，自沙俄时代以来，崇尚进攻是俄国军队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即使是面对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敌，库图佐夫元帅也只是把防御作为一种暂时手段。 时刻准备进行反攻啊！后来被这个沙皇誉为俄国首屈一指的利剑啊！这位苏沃洛夫大元帅啊，也曾经说说，对于俄国军队来讲，防御这个词儿是外来语，我们没这个词儿啊！可见这个强调进攻的观念之深，这个观念也就一直影响到了后来的苏联红军。咱们之前讲这个陕击战的时候就讲过，苏联在二三十年代。 也涌现出了一批自己的装甲兵先驱啊，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啊，以他为首，苏联人在两次大战期间就逐渐建立了大纵深突击这么一套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次进攻战役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防御啊，这个阶段唱主角的不是坦克，而是步兵啊，核心就是要在一小段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部队。 以机械化步兵为主力，在坦克、炮兵、飞机的支援之下，突破敌人的防线啊！这里边用的坦克呢，主要是重型坦克啊，因为要面对敌人的炮火，所以防御力必须得强。一旦防线被突破，马上开始第二阶段，那就是快速追击，把大量的坦克、摩托化步兵这些个快速部队啊，从突破口源源不断的送进去，再配合空降兵占领关键地带。 扫荡敌人的后方，最远可以向前突击两百公里以上。这个阶段，这个唱主角的就是速度更快、更适合长途奔袭的中型坦克啊。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每次进攻都要组建几个突击集群，每个突击集群都要包括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突破梯队啊，一般呢有几个加强步兵军组成的突击集团军担任。 是吧？第二梯队呢是发展梯队，一般呢包括若干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师。除此之外呢，突击机群还会包括大量的飞机和空降兵。这种理论基本上在战前就已经定型了啊！但是这么多兵种互相配合，这就需要部队经常组织训练，尤其是指挥官们。而在这个三十年代那次大清洗，让苏联红军的建设戛然而止，是吧？到开战的时候，部队。 指挥官素质都很低，打的又是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所以一败涂地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从这个上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吧？苏联人这种大纵深突击理论虽然也是强调步兵坦克协同，但是跟德国人闪击战理论啊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大家都是为了解决一战那种阵地战的局面，但是德国人的闪击战理论。 和根本指导思想是以快必战，通过速度直插敌人的要害，从而快速打垮对方，尽快结束战争。那归根到底，这是德国国情所致，是吧？德国国情导致他永远需要两线作战，两线作战就必然兵力不足，想胜利就必须要快，只要一拖到消耗战，就必败无疑。一战就是。 典型的例子啊，德国打算先一下子把法国打趴下，回过手来再收拾俄国。结果法国没趴下，后边的满盘皆输。以至于后来德国人的所有理论，其实都是基于对一战的一种反思。我为什么没揍下法国，没把法国揍趴下？因为我不够快。所以古德里安的理论归纳起来就一个字儿：快。为了快，进攻发起前是连炮火准备都不需要，免得惊动对方。为了快。 部队的侧翼可以不管，坦克可以抛下步兵往前冲，只要足够快，敌军就会慌，就会崩溃，战争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啊，这就是德国多少代军事家呀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也是闪击战理论的终极目标。所以古德里安呢，其实用新办法啊解决了老问题。 苏联人呢，理论基础就不一样了。苏联再加上俄国，几百年来虽然仗打的不少，但是呢，从战役上来说，输多胜少。啊，跟那土耳其打都打都都打输了，更甭说跟拿破仑了啊！但是没关系，战役可以输，我地皮大，幅员辽阔，我人口众多，决定了我打不赢你，你也很难彻底打败我。只要战争能拖到消耗战，那就甭管是谁都耗不过也。 那另外呢，苏军面对的呀，基本上都是比自己强的军队，质量上从来就不占优势啊，所以快速决战只能导致快速失败，所以因此他们就从来没打算要毕其功于一役，快速结束战争，而是要一场一场战役的打啊，这一点呢跟德国人正好相反啊，所以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解决的其实也是苏联人的。 老问题，怎么打赢一场战役？一九三九年诺门坎战役，苏联人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那朱可夫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学生，侥幸逃过了大清洗，借这机会好好练了一次兵，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大纵深突击理论的威力。那打仗就是这样，和平时代你研究的再多，也不如一场实战进步的快。实践大纵深突击理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投入二线部队。 也就是说呢，你什么时候投入你这个第二梯队的部队？投入早了，防线没突破，本来用来快速穿插的二梯就会消耗在攻坚战上，你没劲儿再往前跑了。你投入晚了，敌人就可能增援，把缺口堵上了啊。所以拿捏这个时机是非常难的，需要大量实战经验才能掌握啊。好在这个苏军最不缺的就是锻炼的机会，是吧？后来这个德军将领的回忆录里啊，经常提到说苏联将军。 从战争开始到后期，进步都特别快啊！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实战经验啊，当然呢还有教训啊。打败仗不怕，死人多点就更不是事儿了啊！这一点让德军将领是羡慕不已。所以到了战争后期，苏军动不动就能组织起百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役，大纵深突击理论被玩的是炉火纯青啊！比如1945年，苏联红军。 强渡维斯瓦河的战役，要说当时德国人的防线不可谓不强，结果呢，朱可夫用两个强大的突击集团军，这个突破维斯瓦河，其中第五突击集团军拥有九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八万多人、六百多辆坦克、三千多门火炮，这么多兵力用来突破多宽的防线呢？六公里。 所以，平均每公里布置的火炮三百门，三米一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密度。不到一天时间，这两个突击集团军就像两把大铁锤一样，在德军防线上凿出了两个大缺口。然后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坦克集团军，那从这个缺口冲进来，直插德军后方。几天时间，德国人的防线就全部崩溃。你别忘了，这是在波兰，道路条件不咋地。 这要是在道路发达的西欧，那真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挡住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所以，从二战一结束，西欧各国就得了严重的苏联恐惧症，就是这么个原因。 二战期间，苏德两国除了坦克以外，为了反坦克也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啊。最管用的呢是自行反坦克炮啊。自行反坦克炮呢也叫坦克歼击车啊，就是在坦克底盘上直接安装一个固定战斗部，里边呢装一门火炮啊。这样做呢带来仨好处：第一，因为没炮塔，重心低了很多啊，所以呢，同样底盘就可以装一门更大的炮，比如这个。 三号坦克只装三七炮或者是五零炮，但是三号坦克底盘改装的三突啊，三号突击炮就可以装七五炮。第二呢，因为没有炮塔，整个外形低矮了很多，啊，很难被发现啊，所以成了这个反坦克利器。至于不能这个旋转炮塔攻击侧面目标这个缺点，在防御作战当中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啊。第三个好处就是自行反坦克炮结构简单，适合大量生产。 三秃呢就生产了一万多辆，比虎豹加一块都多。开战之初，各国步兵都用牵引式火炮来反坦克。自行反坦克炮的出现，让步兵部队有了自己的机动防御力量，大大改善了防守坦克的压力啊！可惜呢，这么好用的东西，很快也被德国人带跑偏了。不断开发新型号，在四号坦克、豹式坦克，甚至虎王坦克的基础上，都搞出个这个这个。 自行反坦克炮，那最逗的就是这个这个虎王，自己一共拢共生产了四百多辆，也用虎王的坦克底盘儿啊，搞了个猎虎坦克歼击车，重量达到惊人的七十一吨，是至今为止正式量产的最重的战车，是吧？装一门硕大无比的幺二八毫米火炮，这么一个东西，咱们想想就知道，那是跟这个虎式啊、虎王啊一样。 绝对是生产部门和后勤部门的灾难。自行反坦克炮这么好用，苏联人当然不会放过了。所以很快呢，就在特三四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了85毫米炮和100炮啊。后来呢，在斯大林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了威力巨大的122和152炮，被德国人称为“恐怖的斯大林战锤”。后来呢，大量支援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有使用啊。整个二战。 说陆军的战斗啊，苏德战场不论是规模还是惨烈程度，还是双方对武器、对战术的创新，都比其他战场呢高了几个数量级。其他几个主要参战国呀，这个英法呀、日本呐、意大利呀，在陆军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可说的东西啊。唯一可算有点建树的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在二战里呢，不能说非常出彩儿啊，从北非参战到意大利战场。 再到登陆西欧以后，美国陆军的表现，顶多也就算是这个勉强及格啊。极大的优势兵力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战绩，暴露出美军在指挥上的缺陷啊，对敌情的判断呐，对战机的把握呀，对进攻作战该怎么打呀，都比苏军差了几个段位。但是在地空协同方面啊。 美国人呢，确实是玩到了一个新高度啊！这个呢，咱们在后边讲空军的节目里还会详细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首的北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苏联这种大纵深突击。美国人呢，也做了很多分析，想了很多辙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是吧？比如武装直升机，这就是一个典型啊。所以你看，后来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旋翼上面顶一个雷达，就是为了让飞机可以躲在树梢的高度，只要把雷达露出来。 锁定坦克之后，啊，突然爬升，哐哐一顿，导弹发射出去。这些导弹都是发射后不管的，自己飞向目标。然后飞机马上要落回到树梢以下的高度。还有呢，欧美的坦克普遍个头大啊，一个原因就是油箱特别大啊，能够长距离转移。哪儿被突破，就及时去哪儿堵缺口啊。最大的王牌呢，当然还是美国最擅长的空地一体化作战啊。美国当时的计划就是，一旦苏联开始进攻。 地面部队的目标就是机动防御，说白了，能打就打，该撤就撤。整个西德国土当做战略缓冲区都可以不要，避开钢铁洪流的锋芒，用空军瘫痪敌军的后勤补给。等到苏军进攻成了强弩之末，再找机会发动反击。 即便是这样，美国人普遍对于跟苏军开战的前景还是非常悲观的。啊，可以说呢，对苏联大纵深突击的恐惧症一直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啊，其实这一点中国也一样。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当时双方非常紧张。啊，咱们估计苏军当时在远东能够投入六个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中蒙边境开始进攻，沿着二连浩特到张家口，再到这个北京。 一望无际的草原几乎无险可守，一次纵深突击的距离就能达到六百公里以上。这么一来，咱们北方的工业基地基本上就是一锅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搞了一场这个大三线建设，军工厂产业南迁，好多都分散到这个大山里小散洞啊，把这大大企业拆小啊，分散搁到山洞里边，这啊小散洞这些东西啊，就是就是也是为了应对苏联那种大纵深突击理论。 二战结束到现在七十多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呢也是日新月异啊。但是呢，以坦克为核心的机械化部队还是各大国陆军的中坚力量啊！进攻，进攻，再进攻，仍然是装甲雄狮们七十年来一直不变的理念。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